加世训练室里，一干选手们面面相觑，他们也都看到了最新的系统公告，星星的新纪录足足领先了他们一大截，这让他们这一趟副本刷的毫无意义。怎么会这样？孙翔的一叶知秋被轰飞，打完滚在站起来时没有冲回来，这家伙已经开始喃喃自语了。 但职业选手的水准毕竟不是浪得虚名的。肖时钦在愣了愣后，略一分析，感觉他们这一路杀来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或许星星那边发挥的更出色，也或许他们的装备比现在家世他们所用的还要强一点。但是能把用时拉开这么一大截，却不是这种原因就可以做到的事肖时钦一转念。 就想到了问题所在。一号 boss，行星他们肯定是解决了一号 boss 临终前的那个信号弹，从而修改了副本难度，所以才能刷出这么一个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成绩。一号 boss 的信号弹，哎，没错，肯定就是那个环节。孙翔听肖时清这么一说，顿时也反应过来。 现在已经没必要继续刷下去了吧？赶快叫工会部门那边再送一批账号过来，我们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一号 BOSS。孙翔叫道。肖时钦一听，这不就是他最担心的状况吗？他就怕战队因为和叶秋某了起来，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研究副本上。副本那可是 PVE，而职业选手从来都已经是把全身心放在 PVP 上的。 叶秋他们刷这些副本，最终的目的也绝对是为了提高他们 PVP 的实力。但现在嘉世这边的选手居然要专心来搞这个的话，那就有些墨本倒置了。先不忙吧，肖时钦连忙出来劝阻。这趟也不差多少了，先这样刷掉。诗人团本还有灰脚的地下城市，我们先去把那个刷了吧。 叶修他们应该接下来也会去提高那边的成绩了。孙翔这时迫不及待的想扳回局面，可是眼下这副本有点门道，再送来角色也只是一次 CD，而且要研究的话，意味着就是开荒一般，肯定刷不出好成绩。而这通过几个 CD 可以研究出来呢？孙翔心里没谱，也觉得如此反击好像慢了一点。 于是，一听萧石钦建议，赶紧杀出去，然后换下一个副本，和星星角逐倒是很合心意。于是转头就催促起大家速度速度来了。叶修他们刷爆了印山贼寨后，确实马不停蹄的就奔灰角去了，打算再像印山贼寨一样抢杀拿下记录出来，让家世的人空跑一场。 不过，灰角的地下城市暂时还没有发现有像印山贼寨那样改变副本流程的方式，但是叶修他们依然信心十足。他们的团队可能还比不上嘉世这种职业战队的默契和战术素养，但是单就这套团队本来说，星星却要在家世之上了，因为这可是他们每天用来练习团队合作的。 相较之下，就仿佛是他们的主场一般。每天两个 CD，持续了这么多天，比熟练度加势拍马也赶不上。就像平时训练一样，也不要太紧张。开刷地下城市前，叶修说着。虽然印山贼寨的记录成绩已经吓到了加势，但是叶修心里清楚，他们打的其实说不上是完美。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直接的竞争，让大家心态上多了几分紧张，所以这一次叶修特意说了一下，只不过他也只能把话放着，具体会怎么样，那就要看个人了。副本开打，一路推进依然迅速，从来不跟着大家一起做团队训练的莫凡，自从这次输出划水后。 不由得就跟着大家开始了每日的练习，只不过现在刷的都是新副本，这家伙一时间恐怕还没反应过来。这其实就是以往星星猪人在副本里训练的方式。四十一分三十七秒十一，星星抢先一步更新出了新记录，比起他们原本故意放水玩出来的记录提高了不少。 迟来一步的嘉世战队此时还在副本中奋斗，星星新出炉的成绩倒是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明确追赶的目标。快，速度，再速度一点！这是来自嘉世队长孙翔的指挥，基本就是这种精神方面的催促。具体到团队合作和配合，基本是肖时钦在调度。星星成绩出来时。 家事助人也是下意识的留意了一下他们进本的时间，随后稍松了口气。这次对方的用时至少没有比他们的当前时间少，他们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的大小嘛……一边战斗一边盘算着的选手，最后得出的结论都不太乐观，尤其肖世钦，判断的最为清晰。 当然，也就最接近真相。现在阶段而言，只是这样稳定的打法，加时已经不可能超过星星四十一分三十七秒十一的成绩。可是不这样打法，肖时钦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提高方式。即便是职业选手做这种事儿，也是需要时间来研究的。肖时钦现在只希望这一趟又输掉的话，大家能保持淡定。 不要跳起来，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事实的发展真有点不如肖时钦的意，还没等最终成绩出来，败相开始明显时，孙翔就已经暴跳如雷了，恨不得己方角色个个变成三头六臂，以一挡百，一指头戳出去就把这副本彻底毁灭。然后，最终的真相。 却是他们在最终 BOSS 战的时候用时就已经超过了星星工会，最终的成绩跳了星星的副本记录有两分半钟之多。两分半听起来超短暂，但是出现在记录这种地方的时候，可以说是一道沟壑。要填上这道沟壑，付出的精力恐怕不会比研究印山贼寨一号 BOSS 的信号弹要少多少。 肖时钦心头再添阴影，这个叶秋还真是不断的制造出麻烦呢。越怕来什么，他就越要搞出什么。